小小的非法平台上，笑声渐渐熄灭在冷寂的夜空里。中央军的统帅们各自抱着自己的思量。虫洞里传来的歌声，鼓点坚定，音色似乎比发行的版本浑厚一些，像是混了万千亡灵的和声。 机甲上这些木头人必须尽快送走，不然东西守的太实了。一个紧急跃迁就要消耗掉我一半的医药储备。人员采取分批走，天然虫洞干扰容易，稳定难。凑在一起，万一通道出问题，容易被人一锅端。我松阳，统帅，柳元忠，你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呃，呃，博松他们正忙着解析那个启动器，我随军带了星际远征队的虫洞专家，您需要他们吗？要，让他们立刻给我出一套方案。 以什么样的频率、什么样的规模、怎么送人？穿越虫洞的时候，一定要兼顾安全和效率。是，给图兰发一道调令，我要从第八星系调批增援。统帅，第八星系的增援要穿过虫洞，时间上来得及吗？赶得上就赶，赶不上是命。让各军清点武器和现有物资，给我一个大概数。霍，那个名字很长的防卫老头呢？叫我霍普就好。林将军，不要客气。 我们曾经假装封闭过一次虫洞，玫瑰之心附近的人工设备全都被紊乱的引力破坏掉了。这件事不但我们知道，自由军团也知道。对于人工智能的沃尔夫来说，玫瑰之心相当于真空地带，可这里不仅适合我们，也适合做芯片人的堡垒。所以林静书只要没死，迟早会惦记上这里。需要我们做什么？反污会的跃迁干扰技术有点用处，你们负责做第一道防线。 重点看守住约千点，我的荣幸。你们人手不足，战斗力也有限，我给你们一批增援。第一星期边境守卫军杜克的部下还有人活着吗？有，林将军。还剩多少兵力？报告，还剩二十八架重甲，七十三架中型护卫甲，一百零六架替补小机甲。这里曾经是我们的阵地，我们愿意战斗在第一线。好，再给我做一次先锋，负责增援我们的临时盟友，有问题吗？ 啊，林将军，既然已经结盟，我们绝不会两肋三刀。不过，您既然已经派人看住，啊啊， <laughs> 呃，应该是保护我们。那么，诸位，我们在通讯频道里联系。等等，祸不先侄，林静书在沃托狼狈收场，是因为他没有预料到伍尔夫的最后一手，但他不可能预料不到你。哦，利用王艾伦把中央军统帅。 到地面一网打尽，或是以被海盗占领的星系为要挟，逼中央军投降。这个计划乍看可以，但是很多可能会发生的问题没有考虑进去。比如，万一反乌会横插一杠，天上的联盟军和中央军没打起来，地面的人逃进太空怎么办？再比如，这些老东西铁石心肠，宁可家破人亡也不肯投降，硬要和他斗到底，怎么办？ 你又含沙射影地说谁呢？我们手上还有武装，至少还有机会复仇。缴械了就彻底没戏唱了。再说，违逆自己的意志变成芯片人，跟死了有什么区别吗？就算他们把我的女儿挟持到我面前，我也是这个意思。怎么就铁石心肠了？老牌鹰派人士大都会像他这样想。林静书不可能考虑不到这一点。他不是靠耍小聪明走到这一步的，一定留了后手。 做了和正规军正面交锋的准备，只可惜中途被沃尔夫掀了棋盘，一时没机会展示芯片人的很多技术，我们目前一知半解，不要想当然，都给我做好最坏的准备。多谢提醒，老郑，你也别在这瞎扯淡了，过来领第二道防线。好。统帅。嗯，不，薄荷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就是星际远征队的技术代表啊。 我们已经做好了分批护送非武装人员穿越虫洞的准备，请问什么时候出发？准备好了，现在就走。夜长梦多，是。等等，小丫头。哦，那个，注意安全，快去快回。我们技术外援缺人手。嗯。进入虫洞后，记得时刻发送信号，我们会通过信号灯跟进你们的动向。 新文化出品，晋江文学城，Christ 原著，大型未来星际广播剧《残次品》第十六期。各位沃斯的居民们，你们好，我是第八星系行政总长卢比奇。现在非常遗憾，大家要暂时告别家园，被迫进行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星系迁徙。伊丹姐，我们会发紧息，第八星系已经做好了迎接大家的准备。 消息，战争很快就会结束。二十多年前，不要急，我们的知识进入机汤。正是依靠你们每一个人的坚定信觉不觉得这场景有点熟悉？斗鸡。听说远征队派的技术外援是你，我就申请过来了。我是护送队的队长。可以啊，你有日子没见了吧？你穿上军装还挺像那么回事儿的。是啊。谁知道咱们会有今天呢？ 要是还在北京贝塔星上的话，静姝那个空脑症大概会变成个反社会分子。你现在应该是靠技术赚点黑心钱。怀特肯定就是全家移民到其他星系当二等公民了。那你呢？我可能会变成个黑社会抢地盘的炮灰，要不就去坐牢。我也说不清哪一种人生比较好。要是有平行世界就好了。什么？平行世界？ 小说里经常写的，比如我牺牲在战场上，灵魂回到十七岁，北京贝塔星被炸之前，我作为先知者就可以在另一个世界改变周围人的命运之类的。我倒是觉得你该回到受精卵时期，重新把脑子好好发育一遍。呸，怎么说话那么吉利呢？逼近虫洞了，大家做好准备。 亮了！亮了！亮了！亮了！怎么又按下去了？总长，收到了。别慌，解析信号。像这样，失步。有音频，时间流速不同。把音频放慢。 总长，信号稳定，城东安全。 <laughs> 看来八星系的援军能抵达，全体战队也能安全退守。哎，想什么呢？玫瑰之星的军事部署。 是否还有疏漏？先休息一会儿吧，嘴唇都起皮了，你也不怕裂口？来，喝点水。陆，哎，不想叫你陆总长，生分，叫毕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您是第六星系统帅吧？是啊，你人细心，做事又周到，还有脾气真好，比将军。 比你父亲强多了。第八星系的独眼鹰兄弟，我年轻时候见过一面，也是个炮筒。你呀，像谁呢？穆勒教授吗？谁也不像，自己长的。孩子，这些年你在第八星系过得好吗？吃了不少苦吧？没有没有，我过得很好。独眼鹰那个老混蛋不会照顾人。 别提养孩子了，他把我照顾的很好，和亲生的一样，不，比亲生的还亲。唉，老兄弟英年早逝，反倒是我们这些没什么用的废物还在四处蹦跶。嗨，没事，好孩子，要是林敬恒那个混小子在第八星系气你，就来找我们。哼，你们。 哎呀，我这话怎么听着跟嫁女儿似的？ <laughs> 他对我很好，一直很照顾我，什么都迁就我。嗯，各个方面的你踢我干嘛呀？ <laughs> 哎，谁对你不好，他也不会的。当年呐，将军说穆勒教授工作忙，也不喜欢孩子。 这辈子是没有什么希望抱自己的孩子了，就把静恒当亲生的养。私下里聊天，三句话离不开他。我们有个女同事说，这都不像亲生的，像将军亲自生的。 <laughs> 我们连他一年长几公分都知道， <laughs> 是吗？哎，您继续说，你们没正事了吗？切，你不知道，刚生下来的时候啊，就这么高。 大脑袋小细脖，不理人，还挑食，一年多，既不长个子也不长肉，将军整天发愁，还专门请了个儿科专家咨询。专家说没事儿，结果真的就没事儿。过了十一二岁，人就跟施了肥一样，一年急急忙忙的窜了十几公分，跟突然拉长的橡皮泥似的。 骨肉跟不上，瘦的就剩一把骨头，每天把自己裹成个球，为了让自己看着像个人，还偷偷在外套里面垫衣架，把肩膀撑开。将军不知道，一巴掌拍上去。哎，你干嘛把郑帅给屏蔽了呀？废话太多。来来来，各位统帅，我们可以在这个新的小通讯平台上，大方的讨论林上将了。 <laughs> <laughs> 你小子可真有一手！我们这样在背后嚼舌根，会不会不太好啊？有什么不好的？那个小混蛋之前跟我们闹得那么僵，是该好好口诛一下了。就是，自从他把我安插到第六星系，就杳无音讯了。哎，我们可没有背着他，他现在是管不了我，只能在一旁吹胡子干瞪眼。 <laughs> 这场景颇有点围炉夜话的意思。 <laughs> 各位继续说。啊，刚进乌兰学院一个月，他一个人在学校做出了三场群架，把人都打到医务室里面去了。校医院的兰斯博士啊，三天两头给将军打电话告状，说这小子是个骗子，煽情就写自己是第一个被洪水淹没的人。 狗屁！ <laughs> 洪水就是他搅和起来的。哎，可惜乌兰学院没开兴风作浪戏，不然他一骑绝尘，妥妥的。真有那么一门课？我看他有资格当教授。 <laughs> 是。他小时候啊，有一个恐龙睡衣。 <laughs> 我去将军那儿述职的时候亲眼见过，拍下来了吗？没有，那么点儿大。 哪看得出来长大以后是个王八蛋呢？没想起保存罪证，失策啦！ <laughs> 哎，不过我这有几张他在学校跟人打架时候被监控拍下来的哦，是吗？快快快，传上来看看。张龙，给我拿凡尔赛。是先生，您要听我创作的曲目吗？不要。哦，好吧。 没大没小的白眼狼，不熟的时候叫的是陆逊将军，混熟了就敢直呼将军大名。大龄丁克陆将军做梦都想过一回当爹的瘾，每天让战卢在家里吱哇乱叫的放儿歌，就想给那小子洗脑，听他叫一声爸爸。嘿，怪不得将军那段时间满口儿歌。 搞得沃托那些大人物都觉得将军越来越高深莫测了。 <laughs> 其实咱们将军那个人呐，酒量不行，酒品更不行。那回喝多了，我送他回家，他在车上撒酒疯，把战鲁卷成了一只话筒，唱了一路的《爸爸和甜心》。 <laughs> 结果那天说好出远门的穆勒教授，居然在家。 哎呀，我想坏了！穆勒教授，沃托第一洁癖，对这个烟酒深恶痛绝。可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看见咱们将军扑通一声跪下，顺着这个大理石地板滑出去一米远，一把抱住穆勒教授的腿，大喊了一声：“爸爸，宝宝错了！” <laughs> 先生，您似乎在压抑某种情绪反应，是微笑吗？ 鲁西，要是在天有灵，非跑出来喊冤。他们这是用自己的方式，在你粉身碎骨的地方祭奠你。 <laughs> 将军要是也能看看你就好了。毕竟啊，前些年呢，什么都有伊甸园调控，想要多快乐的体验都能够实现。 把人自己那点天然的激素变化映衬得很没有意思，没人耐心一本正经的谈情，各地结婚率越来越低，只有沃托高的离谱，因为这里把婚姻视为一种结盟，但你父母不是，碧竟啊，你要是能在沃托长大，不知道该有多幸福。 我知道，郑叔叔。哎，哎哎哎哎，林静和那混小子，六十年也没叫过我一次啊！呃，毕行啊，你在第八星系有家吗？有啊，在启明星。现在身边有个爱人，还有几只宠物。哦，是哪里人呢？啊？ 有工作多大年纪了？对你好不好？呃，是第八星系本地人还是移民呢？具体做什么的？还是比你小。有照片。不是本地出生的，在第八星系自卫军工作。照片就不用看了。先生，您不继续监听他们的谈话内容了吗？闭嘴。正好，他这回也随军在这边，我介绍真人给你。林将军，诸位，有人试图紧急跃迁到玫瑰之心附近。什么体量？人不多，据估测应该有两到三家重甲，其余都是中小型护卫舰。 我们用干扰技术阻止了对方的紧急跃迁进程。现在对方正在试图和我方建立通讯，应该是一支被打得只剩几架重甲，只能拿小机甲充数的队伍。统帅，是否拒绝通话？保持跃迁点干扰，有冒头的直接在跃迁点击落。通讯给我接进来，看看对方有什么话要说。诸位统帅，晚上好，又见面了。 上一次见面，大家不太愉快。但是这一回，我们是带着结盟的诚意来的。今天是什么日子呀？先是反乌会投诚，现在自由军团又上来结盟，全世界人民大团结吗？林小姐，我以为凭您的手段和能力，应该不需要我们吧？我们占领了第一星系大部分的天然星球。 可是，天然行星对这个人工智能版的沃尔夫来说，也就是几颗导弹就能解决的小问题。人类能毫无心理负担的删除人工智能，并不将其视为残忍和谋杀。反过来，也是一个道理。陆总长，您可以咨询一下自己的技术人员。作为人的沃尔夫与作为人工智能的沃尔夫并不能混为一谈，即使他们共享记忆。我就是技术人员。 有一种古老的说法，认为记忆决定了一个人是谁，有一定道理。但前提是，它首先属于人类这个物种，大脑和器官能够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。这个理论不能扩展到其他意识体上。博松在吗？在，总长。我们大致解析了霍普先生带来的启动器，认为这是一个无权限框架的超级人工智能。简单说，权限框架下的人工智能是有主人的。 而他没有。也许沃尔夫认为这个超级人工智能是他存在的另一种方式，能贯彻他生前的理念。但他这个决定太仓促，太理想化，这是不可能实现的。无权限框架意味着这个人工智能拥有完全的自主意识，它的第一优先级永远是自己的存在和扩张。陆总长，林将军，我们坦白说，三百零六号令是王艾伦在我的授意下操作的。 为的就是让第八星系封闭虫洞，不要来捣乱。在沃尔夫生前神志清醒的时候，曾经很明白地反对把第八星系列为敌人。他甚至想承认第八星系独立，但人工智能不会这样。只要有机会，他就会不择手段地扩张自己的版图。你想说，在这个超级人工智能面前，我们都是一边的？陆总长，生死存亡，我们这一次必须站在一边。 第八星系是这样，其他星系也不一定安全。第一星系外围跃迁点被毁，短期内确实和外界断开了联系。但第一星系和偏远的第八星系不同，在没有跃迁点的情况下，从第七星系到第八星系距离，以现有的技术可能要走近百年。但第一星系到第二星系的距离大约只需要六七年。如果这个人工智能版的沃尔夫消灭了我们，只要六七年，它就能扩散到全世界。 你们不觉得可怕吗，诸位？ <laughs> 我都快被你说服了。接不接纳我们，主动权完全在你们。玫瑰之心背后是第八星系，你们可以随时叫增援，还可以单方面的封闭虫洞。我们没有任何筹码。没有任何筹码？我不相信。我不相信你是那种手里没有任何筹码就跑去找人摇尾乞怜的人。前线加强巡逻，保持跃迁干扰。是。 我也早猜到了你会这么说，还是忍不住来试一下。自找的，算了。有跃迁点的地方就有他们的眼线，吹来有什么稀奇？撤，不就是一段程序吗？真当我拿他没办法？地面战场还是我。 统帅，刚才从对方的军用记录仪里看到了联盟重甲成影，伍尔夫的人工智能军团好像在追杀他们。知道了，做好随时迎战准备。看来这个人工智能的第一目标还真是消灭芯片帝国。其实刚才他说的有道理，自主的超级人工智能确实非常可怕。芯片人其实有点机械化帝国的意思，他们是海盗出身，滥杀又无所顾忌。 到时候全世界都是人质，我们很难有优势。人还能打死，像这种超级人工智能更麻烦。你都不知道他会在哪里留个备份，销毁一个还能再生一个。沃尔夫生前是已经想到了吧？所以，干脆用机器对抗机器。 <laughs> 那现在是要我们两害相权了？哼，这两害，肯定是林静书那边要轻一点啊。统帅。 方才自由军团说的那些和我们之前的战略分析吻合，他一开始应该确实是不想让第八星系搅进来，才通过王艾伦做了一系列的事。临卫将军在世的时候，我还见过那小姑娘一面。我说了算还是你们说了算？自由军团再靠近玫瑰之心，格杀勿论。第二批难民已经提前进入虫洞了。 从统帅的增援令来看，没有最坏，只有更坏啊！要是我们能把天然虫洞区也炸了就好了。远征队不是计算过吗？理论上可行，只要舍得第一和第八两个星系。增援怎么安排？稍等，我去请个外援。胡将军，杨将军，我把哈登博士带来了，这就是你的外援吧？告诉景衡，不要相信李景硕，也不要靠近芯片人，芯片人不是人。 林格尔元帅死于新星历元年，自由宣言纪念日前一个月，与旧星历那个机械帝国的最后一战中，当时联盟军已经包围了沃托，旧星历时代最后的独裁者赫尔斯亲王在沃托饮弹自尽，随后超级人工智能赫尔斯亲王横空出世，导致联盟军多个基地被入侵，损失惨重。听起来和人工智能版的沃尔夫很像啊！不，陆校长。 人工智能赫尔斯亲王并不是完全的无权限框架。事实上，赫尔斯生前有一位私生子，手里有备用权限。只有当备用权限没有启动的时候，他才无限接近于无权限框架。也就是说，介于你和现在这个伍尔夫之间，我理解的对吧？普通人工智能需要用权限启动，而这个赫尔斯亲王需要用权限关闭无限模式。对，赫尔斯亲王有私心。 他希望保住自己家族的统治地位，因此制造了这个超级人工智能，希望由他来剿灭联盟，再顺理成章地让自己的儿子作为救世主，出面收复这头无人能束缚的怪物，把他们的帝国延续下去。后来，林帅亲自充当诱饵，联盟佯作兵败，诱出继承人，使用了人工智能的权限，才趁机把他们一网打尽。联盟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。是的，我祖父就死于这场战役。 赫尔斯亲王是沃尔夫元帅亲手消灭的。显然，这次的沃尔夫元帅没有私心，也没有继承人。那我们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吗？当年那个继承人自以为大功告成，用密钥接管了赫尔斯亲王的权限，联盟军把沃托所有的信号隔绝，临时封闭成了一座太空监狱，然后埋伏在沃托的联盟军，同一时间切断了沃托的所有能源系统，整个沃托陷入了原始社会状态。 长达二十分钟。哎，认真的吗，战路宝贝儿？可是沃托和整个第一星系可不能同日而语啊！再说，现在我们的情形和当年正相反，我们才是被围困的一方。哎，你发什么呆啊？ <sighs> 干什么？狗爪子又开始不老实了。自由军团的人来的真不是时候。 都没来得及向他们介绍你的真实身份。哎呀，还想看老将军们下掉假牙是什么样的呢？哼，一边去！有个很节能环保的人，说不谈风花雪月的时候就把心收起来，唯恐费电。你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又把心收起来了吗？说人话！在窝头外，你一炮打偏。 为什么现在眼睁睁地看着他被人工智能追杀，袖手旁观呢？有人认为，都到了这步田地，我们应该争取一切力量。连反乌会都站到我们这边了，不是吗？ <laughs> 是哪个傻逼让你过来当说客的？稳命一点全沃托难听的话都让你一个人说了。我知道你有你的理由，霍普。 我不和他不一样，对吗？他俩不属于一个物种。你知道什么叫“困兽犹斗”吗？嗯，吃人的野兽在真正走投无路时是目露凶光的，只有捕猎的时候才会示弱。我们就是这样的。可是，嗯，要是你错了怎么办？ 就像你曾经以最大的恶意揣度霍普，反而无端暴露了自己一样。这一次，万一你也看错了林静书呢？可是什么？ <laughs> 不，没什么。静恒，你心里难过的时候，能抱抱。我。 收起来了，省电。那年。 我和托马斯从天使城要塞逃出来，被林静书藏在伊甸院实验基地里。还是管委会发言人的他，看起来温文尔雅，漂亮的像一只昂贵的蔚蓝之海。看着我和托马斯拌嘴，他的眼神艳羡的像一个从没吃过糖的孩子。他恶贯满盈，给统帅送过机甲，也差点让他悄无声息的死在第六星系的小行星上。 如今站在悬崖边上，他会惦念他分道扬镳的至亲吗？